大家好，欢迎大家抽时间能够聆听本次的伯爵手表培训。在培训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和大家说清楚的是，在这次培训过程当中，我会陆续的爆出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串联在一起，将会组组成一组代码。这个代码是非常关键重要的，因为它在我们这个 p j 伯爵的这个专项认证中占有很大的一个比重。如果您 因为选错了认证的认证代码的话，而被我们的系统拒绝，您将无法，或者说，是说不能进行本次的一个培训。现在培训正式开始。培训资料的第二页是关于新天翁咨询公司的一个简介，大家可以在这里简单的了解一下。培训资料的第三页是我们这次。 伯爵手表的一个大致信息。伯爵手表的调查，本次是一个非人盯人项目的调查，也就是说，您可以进入伯爵店铺中调查店内任何一位销售人员，记住是销售人员，而不是他的门卫。每个店铺被查访一次，请大家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调查时间。这次调查涉及到全国九个城市，十二个店铺。伯爵是一个以手表。 著称的一个品牌，因此我们安排大家都是去调查店内的手表，我们要尽可能的查访到客户指定的一个款型，具体的细节你们可以参照第十二页和第十一页的一个销售情节，在这里我们是不需要大家做出任何的一个购买要求的，请大家注意。现在报出第一个阿拉伯数字三，第一个阿拉伯数字三。 培训资料的第四页则是关于伯爵手表的一个品牌历史介绍，大家可以相应的看一下。培训资料的第五页则是我们希望大家做伯爵手表这个项目之前、之中和之后相应的一些工作。那第一步则是我们在这里要聆听本次的一个培训，然后在本次培训完成之后，尽快的登录到 AOL 上面完成 DMS。 China Project 0905这个项目的一个测试认证，请大家熟悉的学习并操作 MP3 录音笔。如果是因为某些人为原因而造成录音失败的话，我们将拒绝支付本次的调查费用。您在进入店铺之前要记得回顾本次培训的一个重点。 在商场外，也就是销售人员的一个视线外，您要锁定并隐藏好我们的 M P 三。在这个项目当中，您要记住，您需要注意留心销售人员的一个姓名。在整个调查中，您必须要取得销售人员的一个名片。如果销售人员没有主动给你的话，请你索要。请在名片上面写下产品的一个正式名称或代号、报价等信息，以免以便于能够。 准确填写问卷。您在进入柜台后要稍许闲逛一分钟左右，以便您能充分的进入一个状态。培训资料的第六页则是关于我们所有要求大家进行调查的一个要求。那就像平时一样，都很自然的而投入的了解这个品牌，了解这个产品，对销售人员的服务和。 服务的细节、态度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一个评价。如果销售人员比较冷淡的话，您则需要引导他执行某些情节，以便整个暗访任务能够顺利完成。您是不可以泄露或者说告诉销售人员您的一个调查身份和目的。在离开店铺后，商场的一段距离以外，解锁关闭 MP3，填写调查问卷，尽可能提供详细的一个描述性的评论，因为。 客户要求我们能够提供非常详细的，犹如在看一个录像的一个记记录标准。请大家都在调查完成后，严格的遵守时间的规定，而且要注意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是不能暴露自己的一个调查身份的。在这里我们要报出第二个数字九，第二个数字九。培训资料的第七页则是我们如果在。 调查结束后，发现了有录音遗失啊，或者说是您被调查人员质疑了您的一个调查身份的话，都请您尽快联系到当地的一个协调人，在协调人和上海工作人员确认以后，再决定相应的一个补救工作。最后，在项目完成后，把带有录音的一个 M P 三机器、名片等东西尽快的交给我们的协调人。 培训资料的第八页，我们要跟大家简单的阐述一下调调查的一个注意事项总原则。第一，则是要用普通话说明您的姓名、时间、地点、调查的品牌。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您要用普通话进行。每个调查大约持续二十到三十分钟。要记住，所有的调查师应该避免在一开始就提出关于折扣、优惠、会员制度等信息。不要紧贴着销售人员，举止大方自然。 如果您的身份遭到了销售人员的任何质疑和怀疑的话，都要请记住，不要默认。培训资料的第九页则是我们的总原则第二点，您应该用一个比较自然的方法来观察销售人员的一个胸牌和妆容，可以用某些借口来。 应对销售员对您的某些行为的一个质疑，比如说您的眼睛很漂亮啊，您的眼影很很好看。在整个调查结束后，不要进到别的专柜去，请在第一时间内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填写完纸质问卷。培训资料在第十页，则是关于一个 M P 三录音机器的一个强调，要记住我们所有的调查都是必须在录音笔的一个记录下。 进行，如果我们发现 MP3 不能正常工作的话，请不要立刻开始您的一个调查和暗访，联系我们的当地协调人，确认是不是机器有问题。如果是机器有问题的话，你应该马上联系我们协调人，在他提供一个新的 MP3 机器后再进行调查。如果是因为没有电池的情况下，请您更换一节新的电池，再行进入店铺。 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都想得到很好的一个录音质量，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太靠近销售人员来提高这个录音质量，因为这样子会遭到销售人员的一个质疑。您绝对不可以将整个 MP3 暴露在销售人员的视线内。培训资料的第十一页则是我们的一个销售群体介绍，第一点则是要记住，您到现在还没有购买过任何的一款伯爵手表。 所以您是在为自己选购一款中意的手表，预算大概是在八万人民币上下。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一定要确保让销售人员向您展示手表。您是不能简单的搁着玻璃橱窗展观赏任何一款商品，您必须执行试戴手表这个动作。请注意，不要在进入店铺后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一个需求和喜好，你要让销售人员来主动发掘。整个调查过程当中，你必须询问你有折扣吗？ 这个表你最低能给我多少价？这样子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表示如果我到欧洲、香港去购买的话，价格是否会便宜一点呢？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如果销售人员没有主动给你名片的话，您要记住向他索要。我们建议您可以将产品的正确代码或称谓写在名片上。如果销售人员有向您询问个询问个人信息的话，您也不应该拒绝给对方。 在这里，我们也要强调一下，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请仔细的查看店内外的一个硬件和软件。在这里，我们要报出第三个数字九，第三个数字九。培训资料的第十三页，则是我们伯爵手表的两款很两款很经典的一个手表名称。左边这个是男表，右边那个是女表。 请大家注意，自己不要在店铺里面说出那么专业的一个名词。培训资料的第十四页开始，一直到培训资料的第二十一页，都是关于问卷的一个解释。培训资料的第十十四页。 第一部分则是商店的一个外部环境，请注意商店外部环境的一些整洁度啊，以及你要注意是不是能从外部看到这个店铺的一个营业时间，就是他们有张贴店铺的开张时间是早上的几点到晚上的几点结束。商店展柜的一个展示，请注意这个是商店内部的一个玻璃展柜，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有干净啊，是不是有任何的一个指印啊，或者说是划痕。 你要注意柜台里面的每个手表是否都是否都指向正确的一个当地时间。旁边这张图片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让大家知道自己伯爵手表在陈列的时候，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纵向或横向的一个排列方式。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Q 二零三评论不少于两百个字。商店内部的环境，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Q 三零二评论也是不少于两百个字。 问卷解释的接下来第十五页，店内应该是由门卫在您进入的时间第一时间向您问候。如果店内的销售人员，然后呢，店内的销售人员则会接近营销你，开始整个产品的一个介绍。请您注意，我们要求您在店铺的大玻璃橱窗这里。 从外向里张望大约两到三分钟，这样做的目的则是测试店内的工作人员是否会及时注意到您，并主动相邀请您进入店铺。在进入店铺的时候，您需要非常清楚地了解店内的销售人员和顾客的一个人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Q 四幺二评论是不能少于两百个字的。接近顾客这一部分，请你注意，你和销售助理开始正式的对话地点。 如果销售人员请你坐下给你饮料，你也不能拒绝。Q 七二二评论是也不能少于十两百个字的。培训资料的第十八页则是销售人员可能给您奉上茶水使用的一个饮料杯。左边两个，左边和中间的这一个都是冷饮适合用的杯杯具，右边这个则是热饮适合用的杯具。评论。 Q 八零三到八零八都是销售人员会向您询问问题的一个详细，请根据您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予以评分。Q 八幺四则是评，要提醒大家评论是不能少于两百个字的。接下来一部分则是产品的一个介绍和推荐，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必须执行试戴手表，测试销售助理是否戴着手表进行手套进行拿取。在整个过程当中您还要注意销售人员是否会为你取出。 他一共为你取出了几款手表？是否很有很有条理的将手表放在托盘上？您需要对产品投以百分之一百的关注和兴趣。Q907 和 Q1015 评论都是不能少于两百个字的。接下来一部分则是很关键的一个处理意义的问题。买手表的一个意义问题，主要还是指这个手表的一个初始报价给您的一个初始折扣点、初始折扣价和最终的一个折扣点折扣价。 您需要对这些信息特别的谨慎和细致，这些信息都将被分别填写在 Q1101A 和1104中，请大家在这一页非常仔细的看一下我们对于答案的一个要求，请大家注意 Q1109 评论也是不少于两百个字的，强调价格折扣折扣点。 折扣价都是非常敏感敏感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在名片上面将价格的初始报价，呃，将手表的一个型号、初始报价和折扣点相应的简单做一记录。在这里，我们要报出第四个数字一，第四个数字一。 接下来一部分则是客户关系的一个维护，销售人员或许会主动给你名片，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您则需要索取作为整个调查的一个凭据。这里的图片大家能看到则是伯爵手表的客户信息资料卡，总体信息请在这这一部分再次核实您的一个调查细节，就比如本次调查的一个时间长度这些。 最后一部分呢，则是要提醒大家，Q1302 是非常，请大家注意为你服务的这位销售人员的一个外观特征。我们要求里面的评论必须涉及以下内容：性别、年龄、身高、身材、发型、发色、脸型、眼睛、皮肤质地、特征性外貌，就比如说像雀斑、青春痘、佩戴的一些珠宝首饰等等。 这里大家看到的培训资料第二十页，则是我们正确书写一些评论的指南。左边这一栏，则是我们提出语的问题；中间这一栏，则是一些不合格的评论；右边这一栏，则是一个优秀的评论的一个范例。请大家一定参考右边的这个评论范例，予以予以填写问卷。 记住，我们要的是一些描述性的一些语句，就比如说您感觉、您认为这样子。培训资料的第二十三页呢，则是我们本次调查的一个地址，请大家注意。培训资料的第二十，对不起，前面是二十二页，二十三页则是我们对于项目的一个再次提醒。 还是提醒大家要取得名片，因为我们会要求大家把名片上传到系统上面，请确保名片的一个清晰度，名字是可见的。接下来的一点则是，正文中的评论绝对不能出现销售人员的一个姓名和性别，我们要求大家统一用“销售助理”四个字来指代。你可以使用“我认为”“我感觉”“我脑海里面的印象”这些的词句来阐述您的一个个人观点。 呃，接下来一点则是要跟大家说明，指定的一些评论框在前面的一个问卷分析当中，我实际已经有给报出，您必须确保足够的字数。比如说，大家可以多用一些描述性的一些语句，或者说是，您可以根据录音的一个内容详细写下当时您和销售人员之间的一个对话。在调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必须提交 AOL 系统上面的问卷。 否则的话，将会出现报酬被克扣的一个现象。从即日起到五月二十五日是整个调查的一个截止时间，请大家一定关注。在这里，我们要报出最后一个数字，也就是第五个数字四。第五个数字四。培训资料的第二十六页则是 MP3 录音笔的一个使用方法。 第二十六页也是一个使用方法的一个简介。要跟大家强调的是，SP 状态是录音效果最清晰、最良好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通过加减号调节 LP 到 SP。如果您在这里还有任何不清楚操作 MP3 的细节的话，可以随时向我们的 MSC 提出。培训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